拜入扶摇派还没满一个月，程潜就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场危机。他要跟着只会臭美找事儿的娘娘腔大师兄，心术不正的小白脸二师兄，作为一只黄鼠狼的弟子，去鸡窝里搭救他那可能已经被吃的只剩下半个身子的四师弟。万一那神机真人不肯放人怎么办？万一我们去的时候，韩云已经被吃了怎么办？ 师傅给的这符咒怎么用？大师兄心里真的有数吗？师兄，你知道师傅给的符咒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吗？引雷的。这么痛快那就放心了。引来的。哎，这严正明平日学习就不踏实。 符咒记得也是乱七八糟，真不放心呐。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的原著，七二九声工厂，猫耳 FM 联合出品，六爻广播剧第一集第四话，子鹏。这里就是后山吗？ 这，看什么？半个身子都探出去，想摔成肉饼吗？这鞋上都沾泥了。哎，这些小崽子怎么一个赛一个的喜欢找死？师傅捡回来的都是些什么怪胎？大师兄，接下来怎么走啊？快到了，这边。 <laughs> 你不是一直想看山雪长什么样吗？ 这回如愿以偿，随便看吧，看瞎了算。到了，就是这个大池子吗？都会水吗？不会也没事，憋一口气跟着我下去，别乱扑腾。嗯。你们俩，抓好我的手吧。哦。他的手保养的可真好，连茧子都没有，可见平时也不怎么用过。 要去哪儿？好大的石头！ 怎么开的石头门啊？你能教教我吗？闭嘴吧！跟着我，顺着石阶往下走。这台阶怎么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头啊？越走越冷。他小师弟到底是怎么下来的？他一个人怎么有胆子在这种地方下到这么深啊？对啊。 林渊那个怂货，连狗都怕，就算是为了气概也绝对不敢到这种地方来。废话，说王夜里千妖朝月，石门大开，山谷当然不会是这样。放的鬼话都不过脑子。哦，哎呀，哎呀，站到边上。你这袖子上怎么还沾着水草啊？你不嫌脏？不就是你弄脏的，袖子还被你扯断。 咱们是到了吗？嗯。奇怪，平时这洞口的大石门都是关着的，今天紫鹏真人忘了关门了吗？跟我进去吧。嗯。哇，好香的气味啊，甜甜的，不对，田里面还带着一点腥气。 刻的这根鸡毛也变浅了。子鹏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八百多年道行的大妖，按理说不应该任由我们溜进来。嘘！他扭的又是个什么机关？都躲远点儿！没有眼力见儿，这怎么能当靶子吗？啊，好。 好浓的腥味儿啊！不好，把他剑打掉的，竟然只是根羽毛。后辈扶摇派严征明，奉家师之命，前来拜见紫鹏真人。这么凶，大师兄真给他拜过年吗？大师兄，怎怎么办啊？ 别笑了，大姚听了不是更生气？真人不方便见客，我们这些小辈，本来也不应该前来打扰。只是昨天夜里，本门有个不懂事的小师弟误入了山穴，已经失踪了一宿。我听家师说，自我派开山时，山穴中的诸位前辈就一直与我派比邻而居，这些年来一直相安无事。 真人大人大量，想必也不愿意因为一个小孩子伤了双方的和气吧？哇，原来这富家少爷不是不会说话呀！滚不能生气，这老母鸡我们惹不起。不对过去和他打交道，虽说他脾气不怎么样，也不会跟我们这种刚入门的学徒一般见识。 神学里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，师兄，他不让我们进去，我，我看我们要不然还是回去找师傅吧。我们走过来就花了将近一个时辰，现在再原路回去把师傅找来，你是请他来认尸的吗？可是我们根本连门都进不去，更不用说面对里面的大小妖物了。我，我是想。 四师弟，既然昨天晚上就进来了，到现在也没事，那说不定我们也也不不必急这一时片刻。我们李云呐，李云，你可真让人看得起。大师兄，给你剑。二师兄，你自己回去找师傅吧。 <laughs> 你还不如一个小孩呢。这老母鸡来回来去就只会说一个滚字，要么是被限制了行动。 要么就是受了重伤，否则也没必要不让我们进。行，呃，呃，那个小铜钱，跟我走。师兄，我叫程潜，不叫铜钱。 <clears throat> 师傅虽然不在，他的饮水符在你手里，我就不信我们淹不了这破山门。啊，不是刚才还说这是引雷的吗？怎么这会儿又成引水的了？难道扶摇派的符咒？ 金木水火土还能随意变身搭配吗？他在发抖。不错，都吓糊涂了，还没忘了虚张声势。师门开了，还真把那老母鸡吓到了。多谢前辈，进去吧。 啊，你你们，你们等等我！原来这只鸟就是紫蓬真人的真身，他头顶上悬着的那个人影，就是他化成人形的样子吧？ 不老啊，不是老母鸡呀，倒像是只凤凰。你手上拿的那是何人的符咒？拿来我看。啊，我前辈，那是……住嘴！小兔崽子，你还真当你耍耍小聪明就骗得过我吗？拿来！小心！大师兄，木牌被他先走了。 这是北冥君，大师兄，北冥君是谁？木牌到了紫鹏真人手上，为什么会发光？不知道。北冥君不是一个人，传说北冥幽深无边，黑暗无穷，因此万魔之宗也常被人比作北冥。久而久之，这就成了魔修里面的一个人人都想争夺的称号了。万魔之宗是什么？就是。 魔修里面最厉害的那个大魔头，子鹏前辈，这符咒是加湿刻的，上面的木头屑还没擦干净呢，并不是什么北冥君。放屁！最矮的那个小子，你过来。前辈，我这小师弟刚入门，门规还没备全呢，我怕他贸然冲撞了您老人家，有什么吩咐，我来就可以了。我叫的是他。 有你什么事？前辈，我师兄没事。真人，请吩咐。你将那符咒捡起来。 无处不可往，而不用在一个老妖面前战战兢兢的。你们来找人也不是不行。这样吧，群妖谷中有一灵仙台，上面有禁制，我们妖族不得入内，对人却是无妨的。你们上去将灵仙台里的东西取来给我。 我就将那误闯进来的小子还给你们。呸！扯淡！这话简直是漏洞百出，拿我们当小鸡崽子耍吗？不过还是答应下来吧，好歹要先骗开进妖谷的门再说。啊！还请前辈允许我们进入群妖谷。 师兄，咱们要是取不回灵仙台上的东西，回来的时候怎么办啊？先别管那么多了，看那老母鸡的情况，没准过一会儿它自己就死了呢。游过这个水坑，就是群妖谷了。 接下来我，哎，这个是这个羽毛啊，是从老母鸡的洞里捡的。古有狐假虎威，今有王八蛋假老母鸡的威。你就插着这个壮胆吧。瞅你吓那熊样，赶紧给我想办法找人。我必须在天黑之前回去。啊，天黑之前，这妖谷天黑又有什么忌讳吗？哪有那么多忌讳？ 我要回去洗澡，我的脚都被泥和鞋和在一起了。哦，哎，你不是精通各种旁门左道吗？快想办法。哦，有了，用这个，这个小瓶子，这不是那个蛤蟆洗脚水吗？师弟，这是金蛤神水。大师兄。 在石头上将它滴上三滴，石头啊就能变成可以找人的蛤蟆了。哎，行行行，不用解释那么多，快让他去吧。我好像知道他俩为什么关系不好快找寒烟去，跟上他。这金寒神水其实是金寒的尿和五毒水混出来的，几滴就可以将叶子、纸、石头这样的小东西变成蛤蟆。 前几天小师弟抱着一只树叶变的蛤蟆玩了很久，衣服和身上沾了同源的味道，他应该找得着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从好几天前就没有换过衣服，没洗过澡，还是人吗？ <clears throat> 二师兄，你不用解释的那么细。哎，他怎么变回石头了？哎。 这个毕竟只是玩的，不是符咒，只能坚持一会儿。哎呀，我也就剩下这一瓶了，恐怕在找到小师弟前还得省着用。这二师兄也非池中之物。 这蛤蟆怎么又四脚朝天了？还一抽一抽的，是病了吗？不会呀！你起来，还不起来？哼，他终于因为自己的身世羞愤而死了吗？哎，怎么又变回石头了？我再试试。 多少都变不了了。嘘，林子里有东西。这、这、这、这、这、这只熊怎么长了个人脑袋啊？它嘴好臭！一、一掌就能掀飞一棵树！发什么呆？还不快跑！ 大师兄，我动不了，腿不听使唤。大师兄，师傅的木牌发热了，别动。什么人？别怕，都到这边来。声音是从那个小小铜钱身边传来的，还还有会说话的符咒呢。 <laughs> 不过是小妖两三只而已，伤不到你们。没事。 他冲过来了！哎呦，怪不得蛤蟆要撞死呢！这又是什么声音？又来了一个蛇妖！这就是所谓的小妖两三只？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对呀，从我来就不会死。他也长着半张人脸。 速度好快，他去哪儿了？在狗熊呢，他俩打起来了。 身体里了，又出来了。看嘴里含着的是什么？妖丹，肯定是妖丹。我竟然跟这些东西当了一年多的邻居，还成天想着初一十五过来看他们，脑袋被门挤了吧？若是道法无边，也能这样。 生杀予夺吗？哎，他找咱们来了！李云，你给我站稳了！ 快林，你要是斗不过，我就自行了断，绝不能死前受这般腥臭的毒毒，也绝不能失手，瞄准眼睛，来了。 走了，就好像没看见我们一样。刚才好像突然领悟了一些剑招，不能告诉师傅，否则他不得每天在我桌上放只癞蛤蟆刺激我。我说过了，有我在，你们不用怕这样的小妖。这声音总觉得有点耳熟。 大师兄，木牌先给你拿一会儿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啊？熊妖尸体上有什么东西在闪光？啊！他，他还爬上去了！快滚下来！他身上有什么好摸的？他带了兵器。这么长的牙，还能发光？ 会不会有毒啊？有点沉啊，先试试好不好用。不错，还算锋利。三师弟是是个什么品种？哼， <laughs> 二师兄，再试试你那神水吧。这次蛤蟆应该能活过来了。哦，好。 前辈，能听见吗？大师兄，你都对着木牌问一路了，我猜他现在可能不想说话。二师兄，你的蛤蟆又撞死了。啊？难道山坡上有什么？我上去看看。 云，你看见什么了？我上去看看。二师兄，你就是要随你的宝贝蛤蟆一同去了，也别拉上我呀。怎么了？我也上去看看。大师兄，山谷里。 那是在自相残杀吗？这不就是个屠宰场吗？别看了，这要是真的，成千上万的妖怪厮杀起来的响动和血腥气，早就传到山内头了，还用得着你们爬这么高才察觉到吗？啊！前辈说的对。 仔细看，真的都是虚影。哦，哎，前辈，这是假的吗？哼哼，这山谷叫镜照谷，映照的是别处的风光，自然是真的。不过，不在此处而已。语气这么轻松，是见惯了这种场面吗？他到底什么来路？你们穿过这山谷，过了前面那座山。 就能见到林仙台了。京照谷中所示的情景，就在林仙台附近。你们几个将我送到那儿，自行去找你们的小师弟就是。我们是来找那个小地包天的，不是结伴自尽的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 <laughs> 徒儿们呐，师傅。 看，还是让他们把此人砍了吧。哎呀，你可算是露出人形了。你你是谁啊？是人是鬼啊？有本事把脸露出来啊！你信不过我，难不成还信不过你师傅前辈，你是不是就是北冥君？看啊真是个婴儿啊。他他真的是人吗？那就是天妖。 你们就让为师多活几年吧。 最喧闹，回荡在东府和山道。祸害过多少无辜，金君与虫化鸟。少年人最招摇的年少，闲修行无聊，还偏爱偷学些旁门左道。某一日被罚过许多摘抄，被师妹山间追着跑。忽而秋风。 在心中回响，有种多欢心和悲伤，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坦荡，依然神色来去茫茫。 的一旁，怀抱着稚嫩的雏鸟，不计任何要自在惬意，吵吵闹闹。堂前的白鹤飞过山川，往事迢迢。少年人意气自比天高。经文已备好，儿时芙蓉貌已不再变老。多少回苦练雪下每一招，浮生在尘埃中修道。 何时才乘风扶摇？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光，肩落下的风雨万丈，逆行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，此去扶摇直上。 那些太遥远的过去在心中回响，有诸多欢欣和悲伤。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坦荡？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光，听落下的风雨万丈，逆行人间疾苦。 心不再惶惶，思去扶摇直上，回声再看，直到苍茫。